《三人行》，咱们这个欢迎一位跳水节目的幸存者啊！ <laughs> 幸存者， <laughs> 幸存者，百分之百都是幸存者，是吗？那必须的哈！对，没有那么可怕。没错，助理上不来了，明明星全活着回来了。 <laughs> <laughs> 哎，你这么说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了。不过，不过说实话啊，我是觉得参加完跳水节目之后哈，我有一种很全新的人生体验，因为我确实觉得人不不是，就是人生啊，真的学一点无关，好像。 跟自己本业没有关系的事情是有好处的，是很有意思的，嗯，而且我也认识到人生这个身上的这种美感，身体的美感。因为跳水其实是个非常美的运动。对我那天看到了这个李艾的体型，多少年你见不到她体型， <laughs> 她这个你看到了，而且我还看到她跳冰棍儿啊，全身绷得笔直，真按照教练要求。但唯有一个细节，你知道吗？她的这个小脚趾， <laughs> 这差。 这样的噔就下来了，你这 <laughs> 就压水花 <laughs> 哎，你不够专业，压水花 <laughs> 对，压水花脚还能压呢，没有，这就是我厉害的地方啊。咱们这说这是你参加的是江苏的，是吗？啊，对对对对。所以这江苏有关系了，江苏最近啊可出事了。这个我跟你说，四月二十五号是个日子，嗯，什么日子呢？那天我在南京，嗯，而且所以我就有幸啊听到了。 啊，这个在在的士车上，南京人就说呀，今天早上富二代杀了老婆。我是你知道吗？就是富说一个有一个富二代，八八零后的，其实八九年出生的，他这老婆啊是九一年出生的，九零后的。嗯，然后呢，俩人还有一个女儿，才一百天。他什么时候结的婚呢？够早了， <laughs> 结婚两年，结婚两年，然后。 说这哥们晚上唱卡拉 OK，喝了大酒啊，什么喝喝说喝酒的时候跟几个朋友还好好的，没听说烦老婆这事儿，但是回了家，听说就是家暴嘛，拿着刀就把他老婆捅了三十多刀，就死了。他他至少是个积累，不可能为一件事儿吧。 咱现在没搞清楚，我也关我也关心了一下这个案件，但是没有，因为人被关进去了嘛。两个当事人家里当时可能就两个人，你没有到。只一个能说话的。对对对，然后一个一个就已经没了一个就进了牢里了。那至于他们俩当时发生了什么，我估摸着肯定也就是夫妻之间吵架的事儿，比如说你怎么晚回来了？你在外面是不是有跟有有有有跟姑娘喝酒什么类，可能估计也就是类似于这种，就就搞成了这样，就确实不发一发不可收。因为难猜嘛，所以。 有意思的是呢，就说这事儿发生之后啊，现在这个他们两边啊都有自己的朋友，这两边自己的朋友啊就在网上互相攻击。这个比如说女方的这个朋友啊就攻击这个男的，说这个男的不是好东西，早就有这个家暴，而且呢呃生了孩子之后啊就把老婆关家里，然后自个儿整天出去玩，甚至他们说投诉啊说。 在外边玩出了性病，都传染给了他老婆。对对对对对，我也看到了。对吧？但是南方那边的人好像又说这个女人的不是。嗯，因为其实一开始啊，特别是他们一家三口的照片放上网之后啊，所有人都在骂那个男的。当然，那男的也该骂哈，该。 该打甚至都不止不止该骂，该该往该往狠了判啊！在我看来哈，但是但是呢，因为他们那个样貌啊，那女孩确实挺漂亮的，那男的家里应该是挺有钱的。但是我们不是经常说高富帅嘛？这男的估计只占了三分之一啊，就是那富啊嗯对，所以呢就全部都说一朵鲜花怎么插在了牛粪上，然后现在还被这牛粪给埋了什么的，就全在骂那男的。南方的那边呢，可能家人和朋友也就不干了，出来。 也在说那女的，说那女的，说的也挺难听的，什么整容啦，什么原来干的职业好像有点不光彩啦。啊，有人说她是坐台的出身。对，反正有这种也也有这种说法，然后又说那为什么你们说她家暴了都也还不走？ 对吧？你看，你都被打了几次，你都走个道理倒简单，我家暴了你就得走啊！对对对，这个这个这个问题，这个马先生有研究，他这个 <laughs> 为什么家暴了女人做老婆的还不走？他是，我觉得对中国人来说，他是一个传统文化。过去这个过去啊，我们说的过去是指很久很久以前，古代的时候。 这个动手打老婆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，一个美德了， <laughs> <laughs> 美德，美 <laughs> 美是美德吧？对，美德对。那么，那么过去这个夫妻之间这个动手呢，他有时候是给从理论上讲是逼得走投无路，男人动手绝有个别是找茬，大部分人都是逼得走投无路。我就碰见过有人跟我说，就朋友之间说。 我老婆快把我逼死了，说要要要，要是杀人不犯罪，我就把他给杀了。就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一生中啊，把你气的最狠的人，往往是你最亲的人。嗯，他知道你痛苦，对不对？对对，他能够肆无忌惮的去气你。嗯。你比如同事之间、朋友之间，你气不上，气不上，我走了，我不跟你置这个气。但是在家里呢，你没地儿躲，没地儿藏，所以就必须迎面对上。离婚。 啊，离婚呢，这个不那么简单，是吧？现在离婚能够成了的事儿，家暴离婚成了，也就是李那李阳，是吧？那个说说英语的那个李阳，李阳他不是这，他算是家暴吧？嗯，对不对？他这个因为对方是个美国人，你看没有？这事儿闹得轩然大波，这美国人呢他就比较自主，就觉得说你打我肯定不行，我就非得为这事儿跟你离了。其实按那个美国人，那个女的叫李什么，我给忘了。 他是挨了多次打，不是一次。他那个家暴，按他说法也是若干次以后，他最终走向这个过程。对，所以李爱，你这个就属于叫耐受性比较低。 <laughs> 你这男的打一次你就要离婚， <laughs> 你打打他，你人家都挨 <laughs> 打。我跟你说，他打我他。不是这个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你千万别说啊，这个这个夫妻之间动手啊，第一次是是最难过的关。很多人在第一次如果没有成，他就有第二次。 是是在妇联都这么警告，就说家暴不会只有一次的。对，而且你知道，就是我就说这个耐受性低啊。嗯。你看我我我就认识一模特，我就发现现在女女子啊，像你这样的女子的这种自主或者说自强的这个意识啊，都已经到哪种程度？甭说打了。嗯。那有一个女的，她离婚嘛，一个模，们延一模模模特跟我说，说她为什么离婚呢？说，哎，我有一天这个。 晚上跟朋友吃饭回来，我老公敢问我跟谁吃饭， <laughs> 他说，这他说我一听这个我就毛了，他敢问我离婚，就你知道吗？他已经所以说女的已经现在的女女权呐，已经上升到就说这个程度了都。那那他们俩能结婚也算是挺奇迹的，对吧？但是我是觉得。 一到发展发展到打这个地步的话，因为男人跟女人在这个方面上他是不平等的。嗯，从力气角度说，我跟你， <laughs> 那那我也没戏。 <laughs> 说实话，你从肌肉的力量上、骨骼的硬度上，你这没有办法跟男人比。你说吵个架吧，咱们还搞不好这个能够势均力敌，我还有可能能吵得过赢你哈，吵吵得过你。你说如果打起来，那我真的没脾气。就算咱们俩武器相当，就算我拿刀子，还拿武器，咱咱们咱们把。 说成什么点？就算我有刀，你没刀，搞不好最后被打的人还是我。你这事儿，你只要被打，就赶紧跑，赶紧赶紧跑，赶紧跑，赶紧的就就算了吧。你看，就说这个，所以电影导演专门就是搞这个人性的复杂性的。嗯，你看过那个谁啊？是许鞍华吧？拍的那个电影叫什么？天水围的什么夜与雾啊？好像是，我没看过那个夜，就最后说都没听说过。那个电影挺好的，那个电影挺好的，就是一个大陆的。 这个深圳的四川的那个老婆，呃呃，香港的一个低层的劳动工人，一个劳动者，嗯、你知道，就是最后这个，这是真实的一个香港的案件，嗯，就最后弄到他杀妻啊，他有一系列的这个背景的原因，你会看到这个男人是在这个生活呀、周围的这个社会啊，包括这个心理的不正常啊，它是一个过程，就是说，所以这种家暴啊，有的时候。 甚至是个社会问题。对，家暴的一个根本原因啊，往往是地位悬殊，这是一个；还有一个是地位不悬殊，是心理悬殊，这个是看不到的。 你比如像这个孩子，这个就明显的是地位悬殊，肯定是这男孩家里有钱。不，据说那女孩家里好像也挺好的，就现在有点说不说不去。你说这事儿，我觉得挺有意思。就是现在杀了个人呢，这个新闻呢，主要报道他家有多少辆车。对， <laughs> 因为开头说这男的是什么什么什么 C，你看我都不知道，就是超跑俱乐部，超跑俱乐部的。对，后来那个超跑俱乐部的呢，又声明说他不是，他不是呢，于是你看啊。 现代快报通过多渠道了解到，吉某本人确实有一辆黑色的保时捷卡曼，呃，然后该车有二十八个曝光未处理，这么什么违违违章不是啊？啊，而他父亲名下有三辆车，是灰色宝马、蓝灰色五菱、一辆白色奥德赛。然后呢，不过吉某曾在网上出售一款二零一零年的保时捷卡曼，出售价格为五十二万。 网上事发后，最近多条信息说他开的是一辆兰博基尼，不过车主是不是他还没得到确认。但是社会用一个简单的评判，因为大家能看到别人能公示的财产，往往而且是公示还有有价值感的，就是车，其他东西你看不到。你比如说他带一珠宝，人说你那手那东西到底真的假的闹不清楚。车再次，他顶多是个走私的，那肯定是这个车，所以他就用这种评判标准。那么从这个男孩的角度上讲呢，他。 我想啊，他这么动手，包括以前家暴，包括最后发展到杀妻呢，肯定他是有悬殊的，就是他起码他内心认为是这个状况。一开始没有遏制住，就这些孩子，我觉得啊，从小教育就有问题，家里就有问题，社会的教育又跟不上，然后又过早的结婚，结婚是一个对人生来说是一坎儿啊，咱别说任何人结婚都是一坎儿，要重新适应一种生活。 嗯，这个就很容易出问题。这马先生都是过来人，对对对，苦大仇深，对对对， <laughs>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这个富二代啊，现在我真是觉得他能有钱到什么程度？你看，我今天还看见一个新闻，说这个郭美美不是最近又冒出来了吗？说哎，郭美美是个什么样的女孩子？我就觉得她是不是有点找菜的那种人？就是，这哎，出来郭美美啊。 呃，我我也不知道，我在网上看来的，说他跟这个一些富二代啊在斗富，斗富，然后郭美美晒出来的是什么？就是赌场五百万的这个筹码，五百万筹码。但是呢，对方那个富二代晒出来的是什么呀？银行存款是吗？一个卡上的余额。对对对对，多少钱来着？我记得三十七个亿， <laughs> 那是真的假的？不知道。网那不是，但是网友就数数，哎呀，真是三十七个亿，好家伙！据说现在。 富二代超过咱们的想象，结果那富二代还说呢，说我除了这三十七个亿之外，我还一卡呢，那卡余额九十六个亿。 <laughs> 这那是银行的余额，他 <laughs> 是这样，就是你比如炫富啊，他基本上你拿这个什么筹码去炫富是一个很土的事儿，为什么呢？这筹码呀，你也可以拿五百万换完了以后没赌又还回去，又把钱拿回来，这是一表演的事儿。这筹码呀，它不是说。 这个那是钱，那个钱可以换回来的，它不是说这是个消费标准。那么今天全社会的这种物质的消费这个标准呢，对这帮孩子肯定是有深刻影响。所以你看到像这这种富二代杀人呐，包括郭美美那种拿着后我看还有什么各种包，所以他就不停的连带一个一个组织是吧？把人组织给连带了，人组织说这人跟我没关，可是所有人都认为他没关，他这包哪儿来的？ <laughs> 就是。 所以这这些标准呢，导致社会的就是现在这种不平衡。这种不平衡，你比如对于那个孩子来说，他动手杀人，啊，这是个极端的行为。任何人不管是喝喝没喝酒啊，喝酒脑子是清楚的，能吓醒，你知道吗？嗯。就说这人喝糊涂了，你拿警察拿枪一盯着他，当场当场就醒了，对不对？那都是装的。撒疯，借酒撒疯。对他之所以这个，尽管他不知道后果，我觉得他内心还是有一个事儿。 有一什么事儿呢？就是他觉得钱这个事儿是最重要的，其他都不重要。其实你现在想想，真的，就是我印象最深的是以前我有那个我有个朋友有一辆不是特别好的，就是其实车不错，但是那牌子啊可能一般保安不认识。嗯。结果去什么场？军牌是吗？就军牌就好了。对，他在任何的场合都会被拦下来。 其实那车是个好，就是懂车的人都觉得那车其实开起来不错，嗯，挺好的。但是保安不认识，不行。最后逼得他只好去买一辆宝马。为什么呢？B M W 大家都认识啊，他去哪他方便啊？是是。你你就算比如说有些地方停车不方便，他可以直接怼人家店门口，人家也让让他停在那儿。这就是因为那车放那儿好看。这就是衣冠看人呐。但是我跟你说，在北京啊，也有另一种啊。我有那个朋友开的那个好车啊。 停那个北京的小胡同里啊，嗯、你吃完饭出来，给你划一长道啊！你知道这哎这事儿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杀人的这个这个富二代，这个这个吉这个吉某，他们后来说了，说这孩子啊不是什么坏人，甚至说周围好些人说啊，说这个人就尽管以前啊好像也因为砸过什么店呢，好像也给关过，但是呢就说特别哥们儿。 是个很仗义的这个人，就是吃饭从来不让别人买单，老是抢着买单，这就坏了。这就 <laughs> 坏，了。我跟你说这坏哪儿了呢？我一想。 四月二十五号，你知道吗？还处死了一个人，一个人判了死刑。这哥们儿，你知道为什么判了死刑吗？因为他就是一个大学的同窗、同事的室友，俩人都工作了，挣钱比他多一点嗯，那哥们儿老请他吃饭，吃饭老买单。你说你老抢着买单，都会被杀。他 <laughs> 嫉妒恨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觉得你瞧不起我，次次你都抢着买单，拿菜刀咣咣咣把人给剁死了。 <laughs> 你说，所以这个社会被被这个金钱给调整的所有人的心理是扭曲的。这种事儿，我我觉得日后可能会越来越多。我们现在碰见的事儿都是越来越多的事儿。你比如像那种投毒的，我老不是这个这个、投毒啊。我说我年轻时候听到的都是服毒自杀的，等我到这岁数听见都是投毒的。 而且是定向投资。你知道，今天我看见一个新闻，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哈，说两个幼儿园为了抢生源，嗯，另外一个幼儿园，比如说二，这叫三的幼儿园，就往那酸奶里头放毒药，给二的幼儿园里头的小孩喝了。啊！对，就为了这么抢生源，结果那边有两个小孩死了。死了。死了。 而且那得判死刑啊！那个这这个，然后今天反正出来的新闻就是离就是两个，就为了抢生源而已，然后为了为了让对方那个名誉扫地，所以往牛奶里投毒，让那边的那个幼儿园死小孩这样的生源不是跑他们那儿去了吗？就为了这样的理由就可以投毒？你想人人命是感觉是多么的不值钱啊！哎，这很。 就是已经被钱给给给弄的，人都已经不是人了。对，这就是钱看得太重了，因为这种事情不是说这些年才发生，历史上也有。在那竞争惨烈的时候，那好多超市啊，有好多食品品牌的竞争的时候，就下过对方的毒。哎，其实我现在觉得这是不是一种大脑不发达的表现？不是，就是愚愚昧。就是你比如说，你往幼儿园下毒，包括中国这个很多食品这个卫生的这个事儿，比如说往那个三聚氰氰胺里加牛奶，那个，哎。 你觉得这些人他是不是欠缺一个对后果的考虑能力啊？哎，你像咱们，你干件事儿不是说你该不该干，你就是想投毒，你不得想后果吗？这个你受得了吗？你你当得起这后果吗？真 <laughs> 可能对，尤其你觉得一个人的地位提高的时候，比如那个大学生哈，那研究生马上就是应该说彻底改变了人生了，对不对？由一个贫穷的孩子变成了一个名牌大学的研究生，你未来的生活都会很好。 然后就为一个让我们觉得最不值的一件事，他去下毒，那么他就真的是没有后果，他没有后果感，是没有后面这事儿。就好多人分析，比如说像大学生就是给室友投毒这种事儿，他其实可能很多时候他并没打算致死他，他只是想比如说惩罚他一下啊，或者是什么。那就是我们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呢，非常强调的一件事，是在培养孩子的嫉妒心。 对，这个特这个特可怕，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什么，他排序。我们有，我妈妈，我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最重的一件事就是插红旗。哦。 什么在你名字下头插好多小红旗？家里还你干了什么好事了？道德上插一小红旗。然后这人就干一个坏好事，就是不该干的。比如说，这屋里本来挺干净的，他给弄脏了。然后老师一来，赶紧扫。哎，这种假事儿。弄得我偷自个儿父母五分钱教老师，收在马路上捡的，弄一小红旗对对。 <laughs> 那么这种排序呢？你比如说，就是我们的学生能能感谢的，就是这班里有四十个学生吧，他们从从一排到四十，那么。 四十的那人绝对不会嫉妒老大，四十那人只嫉妒三十九，三十九就嫉妒三十八的。这培养你这种嫉妒心。还有就是家长总是说隔壁家孩子，对对对，对对谁老王家孩子，我我人家的孩子，我们从小到大都有一个敌人，就叫人家孩子。人家家那孩子谁谁谁怎么样怎么样。我们民我们民族就这些年就我觉得就越来越厉害的，就是我们民族的这是自这种所谓的自尊心演化成一种嫉妒心。 就很多人，他不是自尊心，就是嫉妒。在呃同学之间，在同事之间，同级之间，一个单位，同级之间，那互相之间都是防着，嗯，就是嫉妒心。你稍微工作好一点，马上就有人给你穿小鞋，反正折磨你啊。没错，你又说不出道不出的，就演化成恶性，最终就就见不得别人好。对，嗯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而且，他现在杂志上老说啊，什么。 后来是九零后哈，其实咱们都不太了解了。比如说，你知道什么叫物质女孩吗？就是就是爱物质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某种程度上，马先生他们就是老一代的爱物质，恋物癖是吧？恋物癖。但是你看啊，他说他对他老婆好啊，就是说这个给他老婆的礼物都是卡地亚啊的宝格丽啊，然后送给他老婆这个保时捷啊，就是。 你知道他老婆感觉幸福，在网上自己晒就是，哎呀，我老公送给我好，我老公对我好，给我这么一个保时捷，哎，全是这个东西，爱东西，这个不是，其实是这样的啊，我以前不是有有一句特别经典的话吗？什么，我只愿意在宝马车里。 呃，哭哭也不愿意在自行车后笑嘛。后来就是我我也跟心一些呃搞心理学的这些朋友聊天，他说，人最高的就人到最后都是要在宝马里笑的，就说白了就是我既要精神也要物质。当你只有一样的时候，你都会对另外一样有无限多的渴求和和渴望，然后觉得缺了那样生命就不完整。那你说物质女孩很可能就是她。 从来就没有得到过丰富的物质，那他当他有物质，他就觉得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但他一旦这方面满足了，比如说他包也有了。 车也有了，房子也有的时候，他就希望得到关爱，希望得到真正的爱、温暖。今天的那个参考上有那么一段哈，就是美国做了一个市场调查，就是钱能不能给人幸福感？最终的结论是钱可以给人幸福感，而且找不着它的边缘在哪儿，就是说跨过哪个边缘就没有幸福感了，不会。而且他认为钱越多，幸福感会越强，这是全世界民族的一个共性。关键是我们今天呢，这个幸福感呢，在钱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，它跟 呃，貌似跟物质有关，就是说我我这个有钱就有幸福，然后把这个幸福感呢，不是说很自然的施舍，或者说自然的流露出来，而是变成一种一种强加于人的东西，就我有钱，我怎么着了，怎么着了。嗯。所以这种状态呢，就导致了所有有钱的人认为他有一种附加的社会权利，这种权利就导致出现极端。 你比如他这种最后就这孩子能够动刀啊，对，那毕竟是个虽然年轻归年轻啊，二十几岁，但这杀人能够突破突破这个界限，这一刀捅下去就是所有的界限都被改变了，就没有边儿了嘛。你是不是现在平常你接触这有钱的多？你觉得是不是有那特狂妄狂躁？我们都是岁数太大了，有钱都晚了。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<laughs> 《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》。他们是富二代，他不是他的钱。